锵锵三人行，那天我们讲这个张爱玲，嗯，但是我一下又想到几个名字，咱们可以一起讲，他们这有点像啊一根绳上的蚂蚱，都在你们上海是吧？上海把它串起来，谁呢？你知道，就是呃，再早以前张爱玲啊，呃，用了很大的功夫，呃，在干什么呢？在翻译，再把一本苏州话的小说啊。 翻译成这个就呃就白话，嗯，谁呢？就是韩邦庆的《海上花列传》是，从这个韩邦庆的《海上花列传》，后来侯孝贤把它拍成了电影，嗯，然后呢，你看又到了张爱玲啊，呃，然后呢，我又想起了一个谁呀？今天我们还可以给大家推荐一本书，这是没人塞给咱们哈，咱们自己就想跟大家推荐推荐的，这金宇澄的。 繁花，嗯，金宇澄这是个活着的上海人啊，六六十岁，嗯，我我找到他的照片，你可以看看他，就就这个模样啊，所以呢，咱也可以理解他为什么也不愿意跟大家见面，哈哈哈但他自己什么话，但他不愿意见面，他就说觉得很很不好意思，因为就是一个文学编辑做了二十年，是。 然后他自己写了一本这样的小说，叫《繁花》啊。其实他以前从前也写过小说，写很多散文。不过我是最近才读到他的散文集。但这个小说呢，是他在当编辑之余业余的时候，先在网络上，他们上海人有个用上海话的一个网站——弄堂网。对，在上头讲，他等于在上头说故事，说着说着，大家说这太好了，写成小说吧。他再接再厉，这么写下来的。他那个叫。 这弄堂网里边的课堂间，嗯，好像独上高楼是吗？对对对。然后呢，他他开始写写玩，结果接下下面一帮上海人叫老阿叔，嗯，没好不想啊，叫叫他这个老阿叔怎么来翻译？就是就是叔叔，老阿叔，哎，老阿叔，对，老阿叔就老阿叔。啊，可见哈，看的人我原来以为看的人就是同龄人，还不是，是年轻很多就是年轻人。 对，这个时代有点隔膜，语言又亲切，所以他说老阿嫂啊，叫他继续写，他断断续续写了两三年，嗯，就这么不断的，所以他这个有点有意思，就有点是网络文学，变成连载，又等于是连载。 就有点像当年的很多这个作品都是都是连载嘛，叫张张恨水啊。对。可是当年的连载都是拿高稿费的。是。张恨水《啼笑姻缘》是。 <laughs> 很赚钱的。这个。很赚钱的。张恨水是。银洋跟鲁迅的《申报自由谈一样的稿费。这个他们是免费的，就这么写。我跟你讲，这个非常有意思。啊。就是呃形形式，决定内容。对。 形式影响着内容，呃，我们过去老爱说内容大于形式，内容为王，扯淡，就是形式影响着内容。你比方说，这金庸的武侠小说，是在报纸连载，所以连载的这个骨架很明显的。韩邦庆的《海上花列传》也是连载，连载，连载，然后韩邦庆自诩为啊， <clears throat> 说我发明了一种结构，一种写作方式。韩邦庆自己也说。 他说：“这种写作方式就是，其实我的形容就叫‘此伏彼起’，就是一个故事还没讲完呢，下一篇呢又开始讲了梁文道的故事，梁文道的故事还没讲完呢，又开始讲回了徐子东的故事，他就这么交叠互换，此伏彼起。其实呢，这跟连载本身就有关系，但是它变成了一个文体，而且呢。” 他的这个事儿啊，金宇澄的这个书啊，他让我想起到咱们节目来的那个德国那个顾彬。嗯。当然，很多中国作家，就讨厌顾彬嘛，讨厌顾彬，但是我他让我想起顾彬的一个固执。嗯顾彬就瞧不起莫言，为什么呢？他认为莫言。 几十天就写完一本小说，你对语言太不讲究。实际人家莫言当然也是讲究的，但是按照顾斌的标准，他说要叫我他觉得他粗糙。我们德国的文学标准是什么？你一个作家写一个小说，可不是写一个故事啊，你得发明一种语言，你得创造一种语言，你才叫文学的贡献。你不要这么说，在这种意义上，我甚至认为王朔当年也算写出了创造了一种语言，对吧？ 而这个金宇澄，我觉得他创造了一种啊，源于上海话的语言，嗯，这个有意思。这个韩邦庆的《海上花列传》为什么让张爱玲翻译？因为真的是苏州话，你咱们看不懂，你原样看不懂的，嗯，他呀。 又看得懂，但是你看我这个北方人，我就拿给徐老师看。我说徐老师，你肯定看着都会念出来。对，因为我自己能感觉到它是上海话。但是你你用你作为不懂上海话的人，你也可以看下去。对，能是意思也看得明白。这个就难了。对，就难就难在你要是纯粹的沪语的话，你编出一些字来哈，你那个你这读者范围被就被局限了嘛。对，难就难在你既要有方言，又要。 呃，普通话的人也读得了。这里他做了一些加工的。做了一哎哎，对，正因为这些加工，使得他呢在文字上又是干净的，是这是这琢磨过的，对吧？哎，徐老师说着，我们俩念一段。嗯，好。是我拿普通话念一段是什么味道？他拿上海话念啊，我我就随便念他们摘出来的哈。贝蒂的爸爸从研究所里带回一只兔子，贝蒂高兴，绍兴阿婆不高兴。 因为供应紧张，小菜越来越难买。阿婆不许兔子进房间，只许小花园里吃野草。星期天，贝蒂抽出篮里几张菜叶儿让兔子吃。哎，你你接着念。贝蒂对对兔子说：“小兔子快点吃，快点吃，阿婆要来了。”每次阿婆赶过来已经吃光了。后来，兔子来，呃篮泥里挖了一只洞。贝蒂呢碰了鸡毛菜，碰到洞口讲：“小兔子快点吃，阿婆要来了。”有一天阿婆冲过来讲：“贝蒂啊，贝蒂。” 每天小菜多少？阿婆有数的， <laughs> 阿婆拾起菜叶，拖背地进厨房间，背地就哭。等到吃饭，背地不吃菜，拨到阿婆碗里向，阿婆讲，小姑娘吃了菜，牙齿会白。背地乖，小牙齿要白。背地讲不要白，阿婆不想，吃了甘子，茶叶请，菜叶请到背地饭碗里，背地人就哭。啊，这个我。 这个很感人的事情，你你你你明白没有？你讲讲怎么感人？呢？就是，这个背景就是那个年代，家里这个阿婆是工人，是帮她家里是个穷人，贝蒂是稍微有钱，她养一个兔子养不起，对，因为菜只有这些菜，嗯，那么小孩以为不知道，他就偷了菜去给那个兔子吃，结果阿婆就跑来说，家里有几根菜我都知道。 嗯，你他，你看那个小孩啊，把把那个菜拿去给兔子，快点吃，快点吃，阿婆要来了。他说阿婆跑来，其实我都知道，但是等到吃饭的时候，阿婆自己不吃菜，对，就把菜放在贝利的碗里。是，贝利呢就把菜再拿回去，然后掉眼泪。是，陈德培说。 写文革啊，这也是写文革啊，这个什么一个一个气氛？因为为什么我读到这里我也想哭，就这个道理。你看他一点渲染都没有，没有价值判断，没有批判，他就讲那么简简单单。但是什么样的情况下会使得一个小孩养一个小动物养不起，家里的佣人这样来判？但他妙是妙的，他很重复，就这么简简单单的话，就是口语。你看我我读的时候完全是口语，我快点抢啊，不要来了，就就这样，这个完全是个。 街坊里弄的，这个我我跟呃呃上海的一个作家陈春呢打电话嘛，他也说很高兴，因为上海话，呃，《海上花列传》当初啊，在三十年代，胡适就把它非常看好，是胡适写了很长的评论，说中国的方言能够进正规的文学，要么粤语，要么吴语，是，对不对？那个很强，但是他说多少年来都很难，连王安忆啊，最后也说上海话是很粗俗的话。 王一基本放弃了这种做法。哎，他说是王一，可是金宇澄开出一条路。是上海话不只是讲滑稽，是不只是周立波代替。对，你明白吧？对。上海话它可以出这样一种境界，美文，就是一种美文。嗯，所以这个很很多内行就圈内的人也很高兴，他已经得了很多奖了。这个是，我好奇的是啊，就刚才我们讲过，我我还没来得及说，就是那个，我觉得这本书。 上海话这个部分，我当然觉得很迷人，嗯，但是我还是更喜欢它的形式跟结构，嗯，对，它表面上看就像连载小说， <clears throat> 一个故事穿一个故事，但是我觉得金宇澄到底是个非常熟悉现代文学的人，他做了那么多年的编辑，看的东西太多，所以他用了一个很特别的方法来结构，不是再是一百年前《海上花列传》那样，也不是几十年前金庸那样子。 它的这个所谓的连载的结构的处理是，呃，它还是有个大的体系，但是开了一间一间小房间，一个故事一个故事装进去。但为什么话说回来，我对于他的上海话这部分，我当然非常喜欢，觉得很迷人。但是我有一点把握不住的是什么呢？就我不知道这些有多少是，呃，上海话的本色，有多少是他的发明。 尤其在这个语句的行气行文的那个气上面，比如说举个例子，我注意到他的文章，他的这个句子啊，都很短促。嗯嗯，我想知道这种短促感，因为我不懂上海话，是上海话本来的特色呢，还是他的一个特别强调的东西呢？任何口语都是短的，都短。嗯，句子长一定是书面语。 你随便哪一我我们你看我们在说话，我们只要一说话就是短的。他的小说里边贯穿三个关键词，一个叫说，一个叫讲，一个叫想，是，这个是同一个意思，嗯，同意思。但是日常我们生活当中呢，我们只讲讲，对，农讲、渔讲就是讲，对。可是呢，他特别用了一个说，对，这个说呢一方面就是让人家读者看得明白，嗯，另外一方面有点苏白腔，是。 浓色，色色这个一来就是一个说，那么他特别用的妙的一个是响，对声音的响，常用的字嘛，而且是不响不响，这个是非常常用，哦，但是他用的不不不是不响不响不响，比方说你们讲什么东西，我其实不大同意，但是我知道我说了也是被咔掉的，对，所以呢我不响了，不我不想，所以这个不想在里边有很多不同的含义，对，有沉默。 有无语，就是现现在我们讲的无语，有暂时不说，有有各种有有不满意，有愤怒，他这个用了三个这个说的词凑合成一个非常奇妙的一个一个语境。不香不香不行了，锵锵三人行，广告之后香。对， <laughs> 所以其实这也是中国小说的一个传统。对，这个中国小说呢，就是道，嗯，就是文道道，嗯，呃，文道道。 道出来的内容是怎么样呢？全部要看你这句话里边的分量来显示。五四呢欧化了以后呢，用了很多别的东西，比方说他不说道，他说文道皱起眉头两点，这个冒号， <laughs> 就是一个冒号。 <laughs> 文涛在举起双手两点，那用用动作来形容这个话。他这里边的说呢是一个一个一个一个苏白腔。研究者是怎么说的呢？研究者说我们中国。 呃，原来的这个这个呃评书传统的，就像你的文涛拍案，我我用我们的电视节目来比比较，大家比较明白。文涛拍案的时候呢，你呢有时候高于听众，有时候低于嗯各位看客。你看高于的时候，因为你是无全知的，啊，呃，这个也是无巧不成书啊。 啊，这个这个这个事情正好怎么划分两头什么什么，但是呢，其实你是下面的，你是要迎合看客的需求，所以你不是高就是低。嗯，那么有文学理论研究了，当然他们专门研究，他们认为从《金瓶梅》到《红楼梦》，嗯，这个叫谈话题。 是它不高于也不低于，是就有点像我们的节目，它通常就是通过几个人表达的态度，嗯，来表达意思。比方说，你记得那个陶陶跟那个呼生，呼生讲人家通奸的那一段，对对对对对。你看你要是现代小说来写，你就让陶陶讲就行了嘛，那呼声不需要一天到晚插嘴嘛，呼声不响，呼声吹，你快点了，你不要加料了，这这个不断的出现呼声，这就等于什么？等于是你在讲一大段的案情。 那个镜头老切到我们脸，是我们脸没有说话，嗯，自动不响，对，对，自动不响。这个自动不响有各种各样的意义，有时候我在倾听，有时候我不赞同，有时候我表示怀疑。郭敬明讲什么话，自动不响。而且，明白吗？他让呈现一个画面。你你既然说到这个，我还真的就给你放。我就是说啊，这个当年的这个《海上花列传》，其实这是一种叙事传统啊。 侯孝贤拍的拍成这个电影，梁朝伟就老不想，因为他不会上。对。 <laughs> 侯孝贤什么刘嘉玲啊，什么李李嘉欣都不想。我觉得我觉得这个电影拍的好啊，侯侯孝贤我看得我睡着啊。他就不是他就他就拍出来啊，这个苏苏州话，他让这个演员都讲苏州话，就是展现这个。 是长三堂子吧，咱就说这种妓女啊，那个社会高级妓女的这种日常生活，呃，琐屑的这种日常生活，全是靠这个说说说说说说说。然后哎，我但是那个镜头的运动的韵律，我觉得徐老师说的那个，就跟他学生讲那个很好，说这个电影好啊，看的都睡着了，睡着了醒过来看还是好啊， <laughs> 真的，他就是 <laughs> 真的。你一般人你会觉得闷，可是真是好，你看你看一段，什么时候进都行。对，你可以你看你看一段。 大香好，啊，自己啊，大香好，自己啊，三鱼，三鱼，三自己，自己，哎哎哎哎哎，我明白了，哎，你给我记住啦，哎，小香侬，不好意思，体谅眼好吧，哎呦，哎体谅眼，体谅眼，体谅眼，好体谅眼，体谅眼，哎，一步啊，体谅眼，你是啥人啊？说方言呗，侬晓得个嘛？ 说话嘛，一天到晚不是生病你来抬脚的嘛，哦，小姑娘真是下下弄嘞，我看啊！阿拉呢，娘女婆媳子，男呢多说两句，为啥呢，为啥呢，哎，一个句伊拉不背起来，有人担心事嘞。你知道我看这个金宇澄，他接受一些访问，就就有些人就讲说，你看他写了这么厚的一本，写的是什么呢？ 其实就是日常生活，就是弄堂里边的那个八卦啊，卖菜啊，什么，写的就是这种，呃，包括这个《海上花列传》哈。其实你说啊，过去咱们有一种啊，就是情节主题，嗯，你知道吗？就金宇澄他在接受采访，我看到，我才我才了解到的一些，他说，很多人就是说你写这个干什么？你知道吗？我们的这个过去的这个传统思维啊，就包括我们电视台很多领导的这个思维啊，他到今天都是。 这个思维说，你为什么要讲这个？嗯，你比如说哈，你说我想讲不够大是吧？你要讲我想讲个故事，你为什么要讲这个故事？哎，有时候我都急了，我说我说我能不能不为什么？我就觉得这个好玩，我能不能讲呢？你知道，就是像这种啊，你像咱们刚才看到，为什么？就是生活本身的这一种琐屑，甚至你可以说它琐碎，但是它就有那么一种味道。你这个这个两个人去玩啊，上海人吵架。 你看原汁原味的，你说什么我说什么，你说什么，你说这个有什么意义呢？嗯，我觉得它有大意义。如果你非要说意义的话，因为其实我看他的小说的时候，我在我节目里面讲他的时候，我就提到本雅明说故事的人，为什么？因为我觉得他有时候他那个说书的故事的那个感觉很强，他后面其实有些故事是很害人的，就很残暴或者是很匪夷所思的，真的就是满足某些人说要反映大时代，但是更多时候。 他这个故事是一种本雅明意义下的故事，什么意思呢？本雅明就是说，现代人只能写小说、读小说， <laughs> 但是不会说故事了。说故事是一个属于失去的时代的一种传统，在那种传统里面，大家不会在故事寻找意义的，不会问这个故事有什么大目标，它的文言大意是什么。那么大家听故事是干嘛呢？是会获得一种启示。 那种启示是有智慧的，但那个智慧跟我们今天讲这个故事的教训是什么完全不一样。哎，它是某种神秘的启发。启发。锵锵三人行，广告之后见。我们的很多时候文学观呢，真的是大众的。嗯。因为你看啊，这种自然主义的描写啊，其实大众有的时候也不喜欢。嗯。你比如说《海上花列传》这种电影。嗯。我估计一般观众。对小说呢。看不下去。呃，不要讲苏白了，就是张爱玲翻译成国语的。 都没什么能看下去的人也也很难了。对他们就是就像我们当年说的那种嘛，批判我记得左拉的自然主义描写，就是巨细靡遗的呀，就描写你这衣服这一个扣子或者发生了什么。你看《红楼梦》，其实写一个衣服也是从头到脚细细致致的都给你写下来。这种所谓自然主义描写，其实现在很多观众确实没有这个耐心。 他你要直奔主题，你的故事是什么？现在谁把谁杀了？现在的现在的口味呢是浪漫的传奇，就张爱玲呢就一直愤怒高恶，她说人生有有有几大恨事嘛，其中一个就是后四十回，她把细呃呃呃细节的写实。 变成了浪漫的传奇，嗯，而这个浪漫的传奇变成了五四以后中国小说的一个主流，嗯，而张爱玲想回复的就是细节的写实，嗯，但是你说他没有价值判断吧，都有，对，比方说我随便举个例子，里边那个陶陶拉住那个护生，跟他讲那个卖鱼的跟卖蛋的两个人偷情，记得记得那段吧，啊，这个卖鱼的摆这个，啊生意很忙，啊，两个人看不见，等到后来人走掉了。 两个人按下来看得见，为什么看得见？原来这个这个那个女的下面没穿啊，她下面遮着，以这种方式来调情。然后后来她丈夫去捉奸，对不对？捉奸的时候那个女的是被她赤身裸体拖出来。是，那这个好像很无聊，很很俗气，街谈巷议，对不对？一八卦对吧？可是呼声接下来就讲了，就你知道上帝吧？他说呃这个呃他说是，你讲的耶稣还是玉皇大帝啊？ 他就讲了抹大拉的故事，是就是说把这个女的弄出来，对你们谁没罪？哎，你们谁没罪？然后他就是说讲了，他就用对话的形式讲了嘛。这个丢脸的不是这个赤身裸体的女的，是那个老公嘛？你这个老公，对，你把你的老婆这样这样捉奸拖出来，这个是你不对作孽啊，是吧？用很朴素的话，当然有价值在里面。他只是不用正面的，不用那种西洋小说的描写法，也不用评书的有诗为证。 用这么直接给你点出来，他就用对话。他的这种价值判断呢，其实有时候是很宽阔的，就是说他不是很狭窄。对。你看到后面，他连那些，呃，专业的小三，他都其实有点同情的那么写出来。对对对。对，不香嘛？不香，不香，他去去了。但我觉得这个态度很有趣，其实就在小说开头啊就已经写的，我觉得写的很好，把它表现出来。就比如说，一个人匆匆忙忙。 就不想听你说故事，要急着走，就像我们日常生活，你来嘛，你要坐下来听嘛，这多好！隔着个棚子，外面亮，里头暗，这我有我有依靠，独立。